第三集，林和熙按住周轩拽在他衣领上的手，将对方的收紧的手指一根根掰开。尤冲没有阻拦他的行为，却看向林和熙，面露讥讽：“要想让别人不和你作对，自己就不要想着先去和别人作对。”林和熙似笑非笑：“我每天正常吃饭，正常上课。” 怎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惹到你们了？尤崇道，你做过什么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林恒心越发莫名和无辜。尤崇看着他那副模样，再搭上他那张五官生的好看且神情生动的脸，以及茶棕色短发和耳朵上的银耳钉，却只觉得他是在故意装傻，心中厌烦又增几分。只是分组的事已成定局。 老师亦在课上明确表示，分组名单将在网上进行信息登记，不再接受任何更换小组的行为。两节课下来，周轩始终冷眼，当他不存在，将对方面上神情看在眼里。林和熙反倒心情大好。临近下课时，老师结束理论课程的讲授，要求五个小组互相交换联系方式。 油虫宿舍四人本就互有对方的联系方式，他们只向另一个人要了微信号，却无人来搭理林和西。受到冷落和无视的林和西亦不恼，深知自己故意偷梁换柱的事，多少也有点恶心到他们。林和西从周轩那里受来的气又消减一分，旁人他谁都不找，却只笑眯眯地朝油虫问：“加个微信。” 油虫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林和熙便将手伸向油虫掌中松松握住的手机，手机是锁屏状态，林和熙没有密码，自然也就打不开手机。油虫冷眼看他，没有说话。林和熙的手果然轻轻落在了手机上，他却没有再进一步的行动，而是抬起眼睛来，笑眼弯弯的看他。对上他的笑脸模样，油虫丝毫不为所动。 林和西眼眸更稳搭在手机边缘的手抬起，握住游虫的手腕，眼底浮起三分促狭，七分故意。家吗？游虫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冰冷下来，重重甩开他的手，低声警告道：“离我远点。”林和西闻言，翘了翘嘴角，没再说话。 眼看那几人似乎存了不愿加他微信的心思，在下课铃声响起的瞬间，就起身要往外走。林和熙这才稍稍正了神色，手撑着脸侧，抬眸叫住他们：“个人考核中，团体合作成绩也占一半。你们走的那么干脆，是不想要这门课的学分了吗？”牛宠在过道上站定，居高临下地望他：“你想要学分？”林和熙觉得好笑。 我如果不想要学分，就不会来上课了。尤崇道，既然你还想要学分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给我安分一点，不要再节外生枝，惹出任何事来。虽不知自己怎么就莫名成了对方口中爱惹是生非的那类人，林和谐却没有出言辩解，而是淡淡望向面前的人：“我安分一点可以。” 你们那些手段，是不是也该收起来了？尤虫道：“行。”两人口头上达成一致，互加了微信。临走以前，尤虫冲他淡淡撂下警告的话：“还有，不要在微信上骚扰我，否则我会拉黑你。”林和熙忍笑应下。待那五人离开以后，才伏在桌上笑出声来。上一刻在想。 对方说出那样的话，是真当自己看上他了。下一秒回忆起游虫的反应，又觉得实在有趣。从教学楼里出来，林和熙没有回学生宿舍，而是径直走出了校门。大学三年来，夜不归宿是常有的事情。假如不是周轩从中作梗，辅导员查寝时向来都是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校内传他夜不归宿，是在校外和那些男男女女厮混；藏在谣言下的事实却是，他在校外租了房子。大学同学因为那些愈演愈烈的谣言而避开他，林和熙也懒于开口去辩解。他自出生起就要被迫与私生子的头衔绑在一起，长大成人这二十年来，更是变得对自己的名声愈发不怎么在意。 如今少了大学里那些浮于表面的人际交往，一个人，更是乐得清静和自在。只是这天晚上，林和熙却还是被宁南的电话给扰了清静大概是有谁过生日，宁南打电话叫他去酒吧玩，林和熙应了下来。他并不喜欢宁南，宁南对他也是虚情假意。 可自打他离开巷子里破旧矮小的居民楼，迈入林家的那天起，他就被自动划入了宁南所在的交际圈子内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大概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私生子就该和私生子待在一起才对。这没什么不好的，林和西想。至少在听到学校里。 那些有关他不堪入耳的流言时，林家的正牌太太和正牌少爷就不会再整日紧紧盯着他，疑心他肖想，并且意图算计林家的家产。这大概也是目前为止，林和熙还能容忍宁南那些小打小闹，且一直和对方维持表面朋友关系的唯一理由了。林和熙没有回租的房子里。 而是直接在校门外打车去了星期八。明南和其他几人就坐在朝向舞台的卡座区域里，桌上摆着已经开瓶的红酒和明显被动过的生日蛋糕。显而易见的是，他们并没有等他。林和熙并不在意，也没有出声叫他们，自行走入卡座区域，在明南对面的沙发里坐下来。 宁南从前方台上的性感热舞中收回目光，转过脸来，将手边的高脚杯推给他，语气相当敷衍的问了一句：“要吃蛋糕吗？”林和熙淡淡道：“不用。”他在沙发里坐了片刻，舞台上跳舞的年轻女孩就下场了。酒吧里的常驻 DJ 上台打碟，灯光如暗影流动般投入舞池内。 客人们渐渐朝舞池中央涌去。明南叫上身侧所有人去舞池玩，林和熙也从沙发里站起来，慢悠悠地坠在他们身后。舞池里人很多，林和熙神色散漫地站在人群外围，踩着耳旁节奏有力的音乐，轻轻晃动身体。穿吊带和热裤的长卷发女孩朝他贴过来，脸上妆容浓艳而妖艳。 分辨不出是大学城的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单身女性，林和熙抬手扶在对方的肩头，想要将她推开，眼前却长光一掠，有暗红色的灯光从二楼划过，林和熙摁在他肩头的那只手顿住，下意识的眯眼朝楼上望过去，光影交错间，他看见了林童的脸。林和熙漫不经心的垂眸。 拉面前的女孩入怀，伸长手臂横揽在她腰间。灯光第二次从楼上掠过，林童的脸再度在视野中清晰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面容同样逐渐清晰起来的，还有站在林童身侧的油虫。短暂的争中过后，没有任何闪躲，林和熙的目光直直望向油虫的眼睛，捕捉到对方脸上淡淡厌恶的那一瞬。 林和熙毫不意外地弯了弯唇角，下一秒，他垂头握住怀里女孩的手腕，拉她走出人潮拥挤的舞池，在二楼那两人的注视下，将人带去了酒吧另一侧通往洗手间的幽暗长廊里。